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我明天不能和你们出去玩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儿子生病了，我要在家照顾他。他吃药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去医院，昨天吃了感冒药，现在好一些了。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。生词：照顾、用、感冒、专有名词、张。